锵锵三人行，哎呀，伟杰，哎呀，真是真是。我今天很有符合那个追星扣嘛，就公公司的追星扣，就大家都要穿背心。哎，对，你们俩怎么都跟我学呀？啊，这个。 但是你穿着好看 <laughs> 啊，我待会可以借你，我不介意待会借你对对对，这伟杰是这个非常娟秀的，是吧？咱们公司。我今天走 rocker 路线啊，你不觉得我想要打破就是？什么叫 rocker？你想？就是摇滚路线，对。哦，这叫摇滚啊！也没有我刚刚自己想到，想说今天应该比较摇滚一点吧？不是走小家碧玉路线吗？ <laughs>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很多人啊，他自己想象的造型和他实际上的这个条件啊，可以相差很远。 就是，所以那你觉得我的想象跟我实际上的条件，得你想不到这个歌辉，许歌辉，歌辉长得啊，实际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对，贤良的，中华传统美美德妇女的那么一个一个美貌，对吧？中华小姐。对，但是你知道他心里觉得呢，他是个牛仔， <laughs> 他万丈雄心，有一天还真穿了一个，我记得穿了一个那个到这儿的那个皮皮裤，那种精皮的那种，然后戴了一个歪的那个草帽。 我一看， <laughs> 我说你，我就知，我说我知道你，你以为你是什么？ <laughs> 那所以，我今天扮 rocker 是不 OK？我还是走贤良路线。对你扮上这 <laughs> 个，你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冬天的贤妻良母。这现在是冬天。 <laughs> 好伤心 <laughs> 啊！我以为我今天来至少可以当个辣妹，你知道很难得，结果变成贤妻良母都还没有了，你们要称赞他哦！对对对对对对，忘了忘了忘了，忘了穿皮裤，忘了穿皮裤了， <laughs> 穿明天改进。对对对，个是当然我是觉得看见咱们伟杰啊，按说这个不太适合谈这个话题，对不对？最近按说我们也都反三俗呢，对吧？你就不能讲这些个很色情的这个事情，尤其是伟杰在这。 但是我说不出啊，我们的公安局长他做得出， <laughs> 这是公开报道的，不是我说的啊。来源是深深深圳广电集团，在打黑引发的警戒震荡当中，出现了非常刺激的事情。有一位青岛公安局局长，当然是原局长了，对，他被查出来了，收礼的清单里边，他是为什么黑社会组织啊，就提供这个包庇，然后。 跟多位已经落马的下属保持着长期的金钱关系，呃，他是青岛市原副局长，就是正厅级的干部，然后呢，这个收的礼单里边有金砖，有字画，当然，所以我说现在这个雅腐败啊，就甭聊了，都是外行，这个字假字画， <laughs> 这当官的以后有人给你送字画，你可得当点神，这是外行做外行，你知道吗？我跟你说，甚至我知道拍卖市场上就有那个，但是后来。 你你你你真是你这么招惹当官的也是非常不智的，就是他们做局，做局。比如说，我把一个一千万的一个东西，在拍卖上顶到了三千万，于是我送给这个官就让你知道他卖了三千万。但是你哪想到我党的官员，他打个电话一问一查，最后知道了之后，让你嗨吃不了兜着走啊！对，贪腐也要实事求是， <laughs> 对，还要走实际价格比较实在。哎。 很多话啊都是假的， <laughs> 就是说他这个呃，所以但是有件事儿看来是真的，就是我说这个媒体这个标题啊，说是与下属分享姐妹花情人。 哎，你看那个标题，点耸人听闻。我看的时候我也吓一跳，我想说哈， <laughs> 是就讲哎，这可以讲，我待会被剪掉是吗？可以不会剪掉，你讲都可以。哦对，我讲对 <laughs> 对对，就说就有我那时候看，对四对就四人帮的意思，就说哇，好好精彩。后来发现哦，不是了，不是这个意思，就他有他跟妹妹，就是这个局长跟妹妹，然后他的下属跟姐姐。 对了，而他的下属为什么跟姐姐了？因为想要巴结上面。对，因为知道妹妹跟局长是情人了，然后下属呢就戏他的姐姐。 把他姐姐搞定，然后通过姐姐通过这个裙带关系，对，然后要官做，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那还是有点问题，那一点不浪漫，很丑恶。而且姐姐怎么会甘愿当成？就是她一定也是知道她跟他在一起是。你觉得什么不丑恶呢？姐妹花 <laughs> 比较，姐妹花比较最精彩的是比较最精彩的是《绝命毒师》啊，《Breaking Bad》啊，那电 Breaking Bad》里面一对姐妹，那个姐姐的老公是制毒的，嗯，是。 毒就是制毒的大师，姐夫对呀，姐夫，嗯，那那个妹妹的老公是，呃，抓毒的这个警察头子啊，妹夫抓姐夫，哎，但是他不知道，那姐夫知道他这个事情知道，但妹夫不知道，并拼命在找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两家人关系还特别好，妹夫受伤了，那姐夫还还还设法去通报他，然后啊在一起吃饭，他的很贵的医疗费。 是他治病得来的钱去帮他付的，嗯，一直到最后生死关头还保，就是整个戏的张力，我不该剧透了， <laughs> 那是得了很多大奖的一个，对，我知道《绝命毒师》嘛，它里边的核心情节就是毒贩跟警官共享姐妹花， <laughs> 你们的，哎，你们这个说法，而且警官还靠毒贩保护着，拿，就是他的医疗费是。 毒资拿来，哎，然后呢，那个毒贩呢，就分分钟知道警方调查他们的全部的这个过程，所以他可以躲开。但是生死关头，两人又相互，就是就是就是无无节操有底线那种啊，整个戏的张力是这就叫。那你说我们这个正邪共享姐妹花，内地的这种可以拍成像类似的电视剧是可以播的吗？呃。 这个符合咱们现在这个文艺座谈的精神吗？ <laughs> 对对，不行吧？可以可以可以，你只要不要搞得很，你不要搞四四批那种，不要四人帮就可以。 三皮就行是吗？ <laughs> 没有没有这样说吧，没有这样说。我觉得对，那这是不行的嘛。就是我说的是什么啊？ <laughs> 那是日本人的幻想。你知道过去有人讲啊，叫读书得尖呐，得尖呐，就是能从那个字缝里看出点什么来。嗯。像鲁迅的眼就贼呀，他看中国所有的中华文化的典籍，他都看出“吃人” <laughs> 二字。我今天说法叫吃壁中国。嗯，对对对。然后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我们鹦鹉神明的。 的这个纪检部门啊，他怎么查一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你看啊，最后他是怎么调查？看来我们呢，确实是讲证据的，就是哪怕是办一个贪官，不会怎么着就这么冤你。每一次，而且问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啊，他就是说，从二零零一年到二零一二年的十一年间，这名青岛的这个公安局原的王局长啊。 他他一般不愿意跟直接跟行贿者见面，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和两名情人成为中介。二零零一年，你看都有这个年谱一样。二零零一年，王同时拥有了俩情人，其中之一是一位优秀的女商人。他们俩哪一次认识的呢？是二零零零年春节前后一次朋友聚会。你就说最后怎么查出来的？十几年前哪次聚会认识了？认识了之后。 后者为他联系了国安局的土石方业务，然后两个人认识一年之后发生了性关系。你瞧见没有？就是说我这个查你啊，情人不是随便交代一下，你说他是我情人，帮我收了钱。哪哪一次发生的性关系，总共发生过多少次？两人的性关系保持到了。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号，他们最后一次去麒麟皇冠大酒店开房。这个女的说，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消费都是她付钱。女的付钱，女的付钱，女的付钱。但是你说，哎，我们巨细靡遗，我们都去纪检部门查的这个， <laughs> 你是不是毛骨悚然？嗯，他能查到什么叫查到你底儿掉？哎，每一次开房，总共开了多少回？嗯，谁掏的钱？ 中间多少时间？这这这这，做了多长时间？没有讲 <laughs> 肯定也有，你知道吗？这就是，哎呀，你说这些对办案有帮助是吧？有， <laughs> 对，有帮助的。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伟杰，听了我们大陆的这新鲜事儿， <laughs> 你有何感想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在查案的时候都会有这样子，就是一定要把它查的很细，因为你必须要把它所有的内容都都弄出来。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很尴尬，比如说之前台湾有个新闻，说有一个女的检察官为了要查一个色情案件还是什么的，就一天看三十七部 A 片，然后又或女的检女的检察官，然后又或者是在那个之前不是有个什么富二富二代的男子迷奸很多女星吗？什么之类的吗？那也是啊，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再把那个影。 影片再看一遍，那其实是我觉得，如果是女检察官，对他们来说，哇，真的是也很惊艳。想说 <laughs> 看一部 A 片的时间，你要一天把它看三七部，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哎，真是，看看女女同性恋的吧？ <laughs> 这我不知道，我回要帮你调查一下我再回答你。在法庭上放吗？ 法庭上好像是有时候，所以他有如果是这种案件，他可能是就是他是不公开审查，对，因为他一定要播一些，比如说呃证据啊、证物啊什么之类，那他是要呈呈现出来的。所以有些人反对用性来定义两个人的关系，嗯，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进入法律程序的时候哈，你必须找一个标定点，什么？比如说你说我们俩的感情，你看他就必须像这么说。 你看这个这个宋氏姐妹，就是这个局长和分局长，这姐妹还是宋氏姐妹，宋氏姐妹，在一次饭局上认识了这个分局长，这个分分分分局长就弄这姐姐嘛，然后在认识两三个月后，这个分局长就跟姐姐发生了性关系。你看咱们这个调查出来的都是你你发生了性关系，他们都不是夫妻是吧？都是情人，都是情人，所以说他们认定男女朋友关系是以有没有发生性行为来算吗？ 就说如果是这样子算的话，我觉得是吧？不，这这在实拿张， <laughs> 不是，我今天要拿双。不是不，这在实际操作上也很容易理解啊。只有发生这样关系，他才信得过啊。他有很多钱的人事的关系，你一般的大家这种什么手牵手的不算。哎，红粉啊，什么什么那那种叫什么那种？红粉知己。哎，这红颜知己。啊，怎么行？整天在那里谈鲁迅、谈莫扎特那种，靠不住。啊。靠不住，那得。 啊，要坦诚相见过的才算是有感情基础，互相有投资，互相互相有投资。好，徐老师，我再给你看看一投资。现在竟有这个新闻，北戴河听说过吧？嗯。北戴河供水总公司的一个总经理，他叫马超群。马超群家里就是抄出来什么呢？马群抄吧。马超群呢？哦，马超群。马超群啊。哎，我跟你说，今年你说姓马的出事儿。 本命年不能。马超群马马超群出事吧，然后有人说呀，马超群的家属说，马超群当然家家属现在是为他鸣冤，家属说马超群是遭到了打击报复，为什么呢？因为马超群准备检举揭发秦皇岛城管局局长马壮贪污腐败， <laughs> 俩马， <laughs> 两匹马户马年，我跟他们好多人讲过，你不要不信这个。还好这一集不是那个马老师来录哦。他听说他就走了。这样。 他就走了。你知道，在马超群家，哎，二零一二年也不发现，二零一三年也不发现，偏偏二零一四年就发现了。所以明年的属羊就要小心一点，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讲是不是一吨的人民币是是这个？他不，他还不是那个，他是发现了三十七公斤的黄金，嗯，呃，现金是一亿多元，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对呀，那就是现就是一吨嘛，对，就大概现金一亿多元，嗯啊，就是他。 啊，这位干部这个非常超群，听说是给这个中直机关的北戴河那边，你想这个中央直属机关供水啊，他都敢索贿。 <laughs> 你再这是再看下边，你看这是他，一你看这种面相一般都是成功人士。你再看，啊，这就是藏钱的，实际是他妈的住的呃地方，嗯，就是房子。 但是，而且你再看下边啊，发现了六十七个，这是清单呐。你看这个黄金五百克、五百克、五百克，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呃金条啊。然后呢， <clears throat> 主要是还发现了六十七个那套房产的手续，六十七套房，嗯，六十七套房产的手续。你再往下看，这是他老娘，这是他老娘，他老娘还专门开新闻发布会，他老娘就开始哭诉，说不是我儿子什么贪污的。 是我老公赚给我的，她老公已经过世了。那说她老公，其实她老公好像是个行医是个大大就是一个大夫而已。哎，她说我老公会倒腾东西，什么都倒腾，房子、黄金，倒倒倒倒倒，家倒这么多钱，对吧？大家说不是我儿子弄的，她在这哭，而且说她儿子是打击报复。嗯，对。那那那一亿钱多多少你知道吗？多少？他大概应该是在呃。 我这也是 Breaking Bad 里面看，他那个八八千万还是九千万美金啊？嗯，他那个美金一百块嘛，跟我们的一百块，如果按汇率折算下来应该差不多。就是一米高，然后是一个差不多两米的大床，就是说你两个男人哈可以趴睡在上面，他就在一米高，整整这么一叠钱。 他好像被抓到的时候去查，他们家是有一个一整片的，就是现金墙。然后据说他们家的人啊，要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人在家，不可以每个人都出门，因为要负责守着那个守着家里的那面墙跟做藏钱的地方。对，那钱都长毛了，都发霉了。嗯，我们那天在讲说这个经济学啊，他们就说这个。 就是中国这种查贪腐之后有个叫贪官经济学，因为贪官的钱不能随便拿出去用嘛，都我们看到都是藏藏在家里，藏在家里，所以这些钱没有流出来，对于中国经济也是好事，因为太多的现金流入，就是那个通货膨胀就会加深，我们的那个 CPI 就不会这么低，所以感谢他没有把钱拿出来用。他们这个数目是能到引发通货膨胀，真的，你看随便查一个这样子一个地方的小官，就查到一亿多的那个现金。我觉得这种现金啊，应该应该弄一种反腐展览馆之类。我跟你讲数字哈。 你没感觉的，一定要看到实物。 就是有这么一堆的钱堆在那里，这这个感觉亿听上去，好像你看现在我们整天讲什么马云啊，什么什么多少亿多少亿，不觉得现金？哎呦，亿呀！这个睡在上面，哪怕滚一下也 <laughs> 也这个啊！哎，你知道真的有一对那个河南的夫妻就是睡在上面，嗯，他们是中了彩票，嗯，然后呢，你知道，当然人家是合法劳动，不没劳动 <laughs> 就是买彩票中了。 中了这夫妻俩呀，跟有些贪官的表现一样，越有钱越低调，整天两口子也不享受，就躺在床上，他就是享受，躺在这个他种的这个钱上面。然后呢，平常每个星期天回娘家呀，带两只鸡；发了财之后呢，带一只鸡，就怕人家看出来他们。 富了，嗯，就平常要是吃得好啊，平常就是这顿饭吃了半斤猪肉啊，现在就改吃二两，嗯，就好像要给外界看我们越活越惨了，这个你说他为了什么呢？两两，但是两两两口子最大的享受就是躺在这床上睡。现在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咱们提这整个，我又要讲那个 Breaking Bad，就那绝命毒师啊，它里边那个核心情节就是他钱赚到了。 但这个钱怎么洗呀？嗯，怎么花？哎，不是不花，根本不谈了。就你怎么把它变成合法？对，你要想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程序，把这个钱变得你可以有这个钱，因为你不可以有这个钱，你就不能花。所以车也不能换，衣服也不能换，什么东西都不能动，是非常苦啊。我我们没钱的人就想象人家有钱的人的苦，这样咱们心里也怎么样？没没没没没没错他们 <coughs> 就我跟你说没埋钱的地方。 那这多着呢。可是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我们每次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内地的同学啊，哪里的同学，然后他们就他们来一来就会买买车子啊，买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就说他们钱都是直接带去，就是带现金出国，然后钱都塞在枕头下或床底下，所以这是一个从小的训练，就是说哎出来的话钱要现金保在身上比较保得住嘛。对，主要是他们家那房子放不下了嘛。 <laughs>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这个姐妹花的事儿啊，还真是反映了呃极个别的这个中共干部的这个一个现象，就叫色贪。你看这个材料里有啊，他原来有一个河南周口市的市长张海钦，有三个情人，而且就是霸占姐妹花，姐妹两个一人生一个孩子，甚至是就睡在一个床上，对吧？荒淫无耻到这样一种， <laughs> 嗯，还像话吗？啊，然后那个。 呃，乌苏市公安局呃原局长齐放，跟一对双胞胎姐妹，双胞胎啊，我说你何必呢？那么你找一个找两个，他们一个 <laughs> 咱这也是老百姓不理解他们这个很 <laughs> 很奇葩，很刺激。双胞胎姐妹，Playboy 如果找到这样的拍照，价钱都是翻倍的。哦，原来徐老师也有这个毛病， <laughs> 可惜没做到。对对，大学教授就歇了，大学教授歇了，歇了，歇了。 <laughs> 哎，你你你说说，伟杰。嗯嗯，我其实对于讲那么多的话，我呃我没有姐姐，我有。 <laughs> 你说。有姐姐我也不会告诉你，我要保护她。对对对，我不让你知道。是是是是是，说说正事，说正事。我只是有一个很的疑问啊，因为我们常播贪官新闻，都是几千亿、几那我就会想到说，其实现在就是内地民众的生活都非常的好，那物价也很高，那为什么不可以把钞票印的面额大一点？你知道拿一叠一百块去买东西真的很不方便哎，为什么不面额印？ 大一点，五百啊，一千呐。这是徐老师的事儿。 <laughs> 我猜了，防伪，那这个你防伪钞这个技术难度会很高。另外，太方便带不是？ <laughs> 就是那个强，更加金进要变小吗？你知道这个，你数出去的这个物质感啊，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关系。你拿港币五百，唰一下就去掉了。你像人民币拿出去还稍微，我觉得会在心理上刺激通货膨胀吧？会不会？我觉得。 对，就刺激人消费的欲望会不会？但是，哎，我现在，可大家现在都用银联卡了，他也不大 care 说不拿现金。对，其实这个不是长久之计。我现在也不明白，你说到底是希望中国人民。